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七集，他们一老一少正在唏嘘种族命运，忽然结界边缘细微的晃动了一下。洛涵虽然年轻，毕竟也算是个小神。 马上意识到结界晃动，残念反倒十分意外。咦，他竟然算出了结界的真实位置？现在龙族的幼崽都这么强吗？果然是他。洛寒现在对结界产生浓浓的不信任之感，这是第二次了。第一次菩提树洞生灵护送他穿梭时，就是被林清霄一剑劈碎了结界。 现在换成神的结界，竟然也在晃。修仙界的结界这么不靠谱的吗？残念又开始遥想当年。想当年，诸神论功行赏时，因为龙族战功高、实力强，最先被诸神赋予力量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当年的龙族成了如今的天界统治者。 残念感慨完，终于意识到一些蛛丝马迹。他看向洛寒，问：“外面那只龙族幼崽和你什么关系？”“你可终于想起来问了。”“他是我的保镖，以及我预定的替我管理家业的首席执行官。”残念啧了一声，不知道该感叹龙族的年轻人强，还是他们神族的幼崽强。才多大？ 就懂得羊爪牙兼面手了，行吧。残念挥了挥手，模糊的人形即将消散。我已经看到了你，心愿已了，可以放心回归天地了。你和你的面首，走吧。不是面首。洛寒冷着脸纠正。他突然想到什么，赶紧叫住即将消散的残念。 还有一件事，我要怎么修炼啊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就被扔过来了。残念听到很是奇怪。我看你身上有你教养者布下的封印和法器，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。你的教养者竟然没有告诉你如何修炼神力吗？洛寒用力摇头。天地可见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 我很认真的当了十八年人类，这个残念口中的教养者多半是我父母了。但是封印是什么？法器又是什么？爸妈未免心也太大了，给东西之前都不和我知会一声的吗？这对残念来说就是举手之劳，他给洛寒激活了手上的玉镯，还顺便解除了他容貌的封印，满意道：“我就说，神的容貌和身躯是最完美的。” 瞧瞧这张漂亮的脸，多完美啊！洛寒才知道，原来他十八岁的成人礼竟然是个法器。他被手镯吸引走绝大部分注意力，一时没反应过来残念的话是什么意思。你说什么？洛寒没有得到回答，猛然出现在昏暗的深渊中，一道剑气迎面而至，即将飞到他身前时突然消散。 林清霄收起剑，平静的看着他：“你出来了。”他用的是“你出来了”，似乎知道洛寒本就不会遇到什么危险。洛寒点点头，将手腕上的镯子暂时放下，打算等有空再研究。为今之计，还是要先离开神域。他再不走，就要被关出抑郁症了。洛寒兴高采烈的跑到林清霄身边，头一次感到自己是个对团队有贡献的人。 我知道怎么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尚未走远的残念听到洛寒毫不犹豫地把这里称为鬼地方，微微郁闷了一下。干什么呢？他才刚刚帮他的面首治好内伤，他这就嫌弃起娘家了？什么鬼地方？这分明是伟大而神圣的神域，神如此古老，神域稍微破败些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林青霄听到洛寒的话。 没有询问他去哪儿了，也没有问他为何知道，只是微微后退一步，轻轻颔首：“有劳。”自从洛寒从结界里出来后，那些无所不在的黑影、诡异的风，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深渊怪物，都默默避开了他。洛寒按照残念刚才告诉他的手印，以某种玄妙的频率，一道道打出去。很快，四周渐渐变亮。 再一转眼，他们就出现在一个山脚下。洛寒望着眼前的青山绿水，耳边的虫鸣鸟叫，简直要哭出声了。 <laughs> 我终于出来了！洛寒高兴坏了，自然没有注意到站在他身侧的林清霄微微捂了捂胸口。他早就有所感觉，刚才在逃离绝灵深渊的那一瞬间，林清霄终于确定了。 他缺失的灵丹位置上被补上了一颗灵珠，虽然不能像龙丹一样储存大量灵力，可是相比于之前已经好了太多。或许不是灵珠，而是神珠，只有神才可以造物。原来那本古籍的记载是正确的，仙界之人闻风色变的绝灵深渊，其实就是封闭已久的神域。 林青霄静静看向前面那个蹦蹦跳跳的少女，能眼睛都不眨的拿出万年菩提树精华，能用六界四海最顶尖的宝物做衣服，能让神的残念为他修补内伤。林青霄最终什么都没说，装作不知，蓦然移开了视线。洛寒一回头就发现林青霄安静的过分，似乎在走神儿。 洛寒暗暗惊讶，在他面前挥了挥手，把林青霄的视线引过来后，笑问：“怎么啦？想得这么认真？”林青霄看着眼前含笑的女子，眼前仿佛有光芒炸裂。神爱万物，所以赋予天地秩序，赋予仙魔力量，赋予人族最完美的躯体。神的外貌果真美得让人心生恍惚。 仙界之人的皮相都很优秀，林青霄见惯了美人，本以为自己不会被皮相迷惑，没想到只是因为他没有见过顶端。看洛寒的表现，恐怕还不知道自己的容貌已经变了。原本洛寒的容貌也不能说差，放在人族中也是不折不扣的美人。可是现在他的封印解开，露出真实的相貌来。 原来立刻就不够看了。仔细看他的五官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但是精致度上升了不止一层。他皮肤白皙如雪，眼睛弧度优美，鼻梁、唇角、眉尖儿，每一个转角都尖锐而细致。下颌精致流畅，完美的宛如模板。他自然是模板，万物以象神为美。 她就是天下美人的标准，最是人间冰雪色。她的美不是小家碧玉、亲和温柔的美，就是高高在上、不可攀及的美。洛寒感觉到林清霄看他的眼神有些不对劲儿，他奇怪的摸了摸自己的脸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封印被解开了。林清霄轻轻叹了口气。 从掌心画出一面镜子，递给洛寒。以后独自一人的时候，不要轻易露出脸。洛寒不明所以地接过镜子，他毫无心理准备，低头往镜子中一看，当即内心一句卧槽，险些晕过去。他不久之前还觉得残念自恋，都是一道残念了，还天天念叨自己多么多么完美。现在洛寒终于知道了。 残念陈述的是事实，神是天下至美。现在六界只剩洛寒一个神族，他便是六界第一美人。洛寒一路走来都是飘的，林青霄答应了保护洛寒，接下来去哪儿，当然由洛寒说了算。洛寒对仙界全然是睁眼瞎，最后还是林青霄用神石探了方向，带着他去最近的城镇落脚。 暂作休整，顺便采办些必需品。这其中最紧要的，就是给洛寒准备遮挡面容、阻止他人神识窥探的木梨。仙族人人相貌出色，可是美丽的前提必须是强大。仙界虽然比人界、魔界安全了好几个档次，可并不是没有藏污纳垢。即便是神仙，也有强取豪夺，也有见色起意。 林清霄的姿容同样出众，可是他行走在外，从不需要任何遮挡，因为他是龙族，而且还是一个实力相当出众的龙族，没有人敢打他的主意，所以他也无需惧怕那些阴暗的窥探。可是洛寒不同啊，他现在还是个毫无自保能力的普通人。虽然这段时间林清霄会跟在他身边，但是难保不会有疏忽的时候。 最好还是从根源上防患起来。出门在外时，用法器遮挡住洛寒面容，多小心些总没错。洛寒亦步亦趋跟在林清霄身边，忍不住感叹：“唉原来我也有因为容颜太美丽而烦恼的一天。”林清霄听到了，只做不觉。这个幼崽格外活泼，总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 林清霄最开始还会留意，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了。他们离开神域时被传送到一个荒郊野岭，林清霄带着洛寒飞往最近的城镇。这些城镇是散仙集聚形成的，虽然屋舍简陋，可是临时中转也勉强可以。人族向往天宫和神仙，殊不知云层之上，仙族也和人类王国一样。 分三六九等，尊卑贵贱。天与地相对，其实天界只是个统称。天界足有三十六重天、七十二州。三十六重天中，按高度从低到高分为下六重天、中十八重天、上四重天、四梵天、三清天、大罗天。天层高度越高，灵气越浓郁，地位自然也越尊贵。 其实三清天的边界是南天门所在，进了南天门就全是天宫所有，所以三清天是天界最清贵的地方，类似凡间王国的皇城，是仙界各大办事机构住址所在地。能出入三清天，无疑被全体仙族视为荣耀。三清天之上的大罗天是天地独属，无诏不得擅入。 三清天往下是四梵天，凡间靠近皇城的地方是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，贤杰亦如此。四梵天被各大高官显族、尊者后裔占据着，寸土寸金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